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。第八十五集，叶子楠听到他们这里有说话声，也从树屋里钻出来，摇着折扇走过来。你们在聊什么？哟，叶子楠走近才发现，洛晗摘下木梨，露出了真容。 他虽然早就看过，但是此刻毫无准备之下再次看到那张脸，还是被惊到了。不要大惊小怪。洛寒对叶子楠招手说：“我们正在研究天宫的条例呢，你也来一起看看。”仙界一切都可以用法术代替，除了具有象征意义的书，其实纸笔都可以省略。此刻，天宫的条例化作细细的金字，附在半空中。 洛寒随便分了一截推给叶子楠，叶子楠光看那些密密麻麻的字就头疼。要看什么？查看我们买衣服的钱能不能让天宫报销。这么一说，叶子楠就来劲儿了。他好歹是云州王世子，虽然多年坚持不思进取，可是多少接触过公文。叶子楠也仔细翻看。林青霄看到这两人热衷的样子，忍不住说。 其实都一样，一套衣服而已。不够的话，我还有其他妖族晶石。这不一样。洛寒和叶子楠竟然异口同声。叶子楠哼了一声，说：“你是龙族，历代天地都出自你们家，你当然觉得花天宫钱和花自家钱一样。可是对于我们来说，这是完全不同的。”林青霄彻底放弃了，帮着他们一起找公文，不再劝说。 叶子楠一边看一边和洛寒指指点点。你别说，天宫文化人就是多，好好一句话由他们写出来就完全看不懂。没错。洛寒深有同感，抬头揉了揉眼睛，我看的头都疼了。花园里传来邹继白的声音：“你们在干什么？吞炎兽在花园里乱吃东西，洛寒，你不管管？”邹继白说着走近。 看清人影的那一瞬间，他险些跳起来。你你你你你！都说了不要大惊小怪。洛寒回头朝花园里瞥了眼，吞元兽感应到洛寒在看他，立刻乖巧的站好。在他蹄子下是被啃得乱七八糟的草坪。洛寒光看到就头痛了，这不是他的房子，把人家好端端的花园糟蹋成这样，像什么样子啊？ 叶子楠在旁边轻声补充：“上面明确写了，吞元兽这种情况是公损，造成的损失由官方承担。”洛涵多少放心了些，好歹有天宫补偿。胡娘是商人，他应该愿意和解。吞元兽听懂了他们的话，顿觉有恃无恐，正要换个地方糟蹋，被洛涵一眼瞪回来：“还敢去破坏花草？过来！”洛涵一出声。 吞元兽就不敢动了，他磨磨蹭蹭走到洛寒身边，不情不愿的卧倒。邹继白看着这一幕，眼珠子都快要瞪出来了。这是吞元兽？明明吞元兽在我面前凶得像大爷，怎么在洛寒面前就和换了只羊一样啊？邹继白小心翼翼的绕过吞元兽，坐到里面。他一抬头，看到洛寒的脸，心生恍惚。 眼睛还是那双眼睛，但是摘下面纱后，给人的感觉完全不同，杀伤力何止翻了几番啊！他先前不愿意摘下面纱，竟然是这个原因。花厅连着外面的花园，一簇簇花草耷拉到木地板上，桌案和坐榻临花而放。此刻阳光从树影间穿过，斑斑点点，正好落在桌案前。 洛寒和林青霄并肩坐在一起，阳光洒在他们两个身上，泛出微微的白光。洛寒没有戴木梨，一双素净的脸袒露在阳光下，好看的近乎不真实。一只毛色油顺黑亮的羊卧在他们身边，洛寒的衣服落到了草地上，被黑羊压住一小块。黑羊看起来很无聊，它想要嚼旁边的花草。 刚张嘴就被林清霄静静瞥了一眼，黑羊放弃了，再度无聊地垂下脑袋。邹继白看着眼前这一幕，都有些回不过神了。难怪城里的妖族一眼就看出来他们来自天界。此刻林清霄和洛寒比肩而坐的样子，就算让这两人换上妖界或魔域的衣服，见到他们的人也会第一眼认出来这是仙人吧。 洛涵纠结了很一会儿，最后由林青霄拿好几条法令佐证，证明换衣费用是包括在外差补贴中的。这么说，洛涵就放心了。他立刻打开房间里的自带法器，兴冲冲挑最贵一档的衣服看。大明城作为吃喝玩乐之城，可谓把消费理念贯彻到方方面面。这样不需要出门就能逛街买衣服的法器，还没有在其他地方见到过。 可是，在大明城，每个房间都自带。洛寒和叶子楠在愉快的看衣服，林清霄也拿着一个法器，但是却在研究原理。洛寒在满目漂亮的衣服中艰难的只选择了一件，因为林清霄对买衣服毫无兴致，他的那件也由洛寒代劳了。洛寒下单之后，对林清霄说：“下午就送到，一会儿有人上门。”嗯。 林清霄简单应了一声，连头都不想抬。洛寒挑眉，故意问：“你就不关心我给你挑了什么？”妖族的衣服和仙界的不太一样，他们喜欢原始，衣料也比较节省。洛寒本意是想看林清霄尴尬或者紧张，然而他盯了半天，林清霄侧脸平静如初，唯有纤长的睫毛轻轻扇动。洛寒惊讶了。 问，你真不怕？你不会。洛寒都被噎了一下，他心里扼腕，早知道林青霄这么信任他，他刚才就该买一件暴露的。林青霄看起来又高又白又瘦，其实从小练剑，而且修炼之人，体内无垢，皮肤都好。哎，不对，他在想什么呢？洛寒突然伸手抵住太阳穴，林青霄奇怪。 转头询问地看向他，结果洛寒在接触到他的视线后，目光更躲闪了。林清霄越发觉得不对劲儿，怎么了？呃，没什么，没什么。洛寒摇头，赶紧把自己脑子里的垃圾清理出去。然而林清霄的表情明显不太信，洛寒怕他追问，赶紧拉着他转移话题。你看。 大明城的物价好贵啊！才两件衣服就一万妖珠出去了。即便是洛寒有意挑选贵一些的衣服，这个物价也比天界同档次高多了。林清霄看得分明，但还是顺着他的意说：“大明城以见不得光的产业立足，许多人来这里倒换资产，洗来路不干净的钱。久而久之，大明城里所有东西都变贵了。” 哦，洛寒应了一声，说：“你直接说花楼和赌坊不就得了？我又不是听不懂。”林清霄无奈叹息： <sighs> “我倒是情愿你听不懂。”洛寒心想，他何止知道花楼赌坊他其实还想去逛逛呢。他看着法器上瞩目的总金额，出于本能的，他摸了摸自己的钱。 他本来只是想摸一摸那一百万，让自己安心。要命的是，这一下还摸空了。洛寒吓了一跳，赶紧低头去找妖珠。哎，妖珠呢？我刚刚就放在这里的。林青霄低头，视线微收，看到了洛寒衣裙边缘压着一粒亮晶晶的晶石。他探身去捡，洛寒被林青霄突然的逼近吓了一跳，本能的僵住了。 洛寒亲眼看着林清霄的侧脸逼近，一股清澈的寒气瞬间将他包裹。还不等洛寒反应过来，林清霄又回到了原位，将一颗青色的晶石放在他手里。洛寒看着手里的青妖珠，缓了好久才反应过来，原来是掉在地上了。我明明记得放在桌上。哎，我要说什么来着？哦对，那颗红色的呢？ 红色的最值钱，一颗赤曜珠价值百万，可比青曜珠要紧多了。林青霄也发觉不对，他用神识扫了一遍，发现还是没有。洛寒见林青霄不说话，突然生出一种极其不妙的预感。林青霄眼睫下脸看向吞元兽，洛寒几乎是同时转身盯着吞元兽。吞元兽嘴里正在回味什么东西。 察觉到有人看他，抬头睁着圆溜溜的眼睛，谄媚地咩了一声。洛寒声音都哆嗦起来：“你，你把吃妖猪吃了？”吞元兽眨了眨眼，无辜地歪了下头：“不可以吃花，那不就是让吃石头吗？”哎！洛寒崩溃，赶紧掰他的嘴，试图让他吐出来：“吃进去多久能吐出来吗？” 林清霄坐在旁边看着这一幕，过了一会儿，他安慰洛寒说：“没事，等到了天宫取镇魔石的时候，可以顺便把赤妖珠取出来。”这是赤妖珠的问题吗？洛寒都要疯了，一会儿衣服就要送上门了，到时候怎么付钱啊？他话音都没落，就感觉到门外禁制被人碰了一下。“客人在吗？小妖是八宝阁的。” 来给您送新衣，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哦。